第一百零三集，停车场里光线明亮，他站在光线明亮的地方，恰到好处的掩去了眼底神色，当他是醉得厉害。尤虫走回他面前，伸手将他从地上拽起来，带着他往前走，没有再松开过握住他的那只手。林和熙垂头跟在他身边，视线扫过和尤虫相握的那只手，眼底浮起笑意来。 两人乘电梯到公寓楼高层，楼中一层只有一家住户。出电梯以后，尤虫松开他的手去开门，门被打开以后，一只大狗从玄关口冲出，朝站在门外的尤虫飞扑而来。站在尤虫身后的林和熙倏然抬眸，满是怀念地看向那只活泼的阿拉斯加。大约是注意到林和熙在打量自己。 挂在油虫身上的大狗，偏过毛茸茸的脑袋，满眼疑惑的看向林和熙。回想起当年油虫收养这只狗的原因，林和熙也没指望阿拉斯加还能认出自己。将视线从狗身上收回来，悄无声息的垂下眼眸。不料下一秒，阿拉斯加就从油虫身上跳了下来，转而大力扑向他，没有任何准备。 林和熙直接被他撞得坐倒在地上，忍住想要伸手揉狗头的冲动，他茫然地抬头去找油虫。油虫走过来，把阿拉斯加从他怀里抱开，又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推到玄关口，从鞋柜里找出拖鞋给他换鞋。像是在消化他话里的意思，林和熙对着地上的拖鞋愣了片刻，才反应迟钝地弯下腰去脱鞋。 两人前后换鞋进门，尤虫把他领到客厅沙发里坐下，转身去楼上找醒酒药。眼见对方背影消失在楼梯上，林和熙立即朝在客厅内踱步的阿拉斯加招了招手。阿拉斯加迟疑地走向他，林和熙瞄准时机，弯腰去抱阿拉斯加，手中却骤然一沉，没能如想象中那般成功将他抱上沙发。 显然，分开的这三年里，发生变化的不仅仅只有他和油虫的关系，还有阿拉斯加的体重。林和熙顿时哭笑不得，转而抬手拍拍自己身侧的沙发，目光期待的看向面前不明所以的大狗。瞧见他的手势，阿拉斯加相当自觉的跳上沙发，并且顺利将柔软的沙发压出一道坑来。 林和希试探性的去摸他的头，见他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，就放心的搂住狗头，揉了揉，又轻轻开口问：“你弟弟呢？”阿拉斯加困惑的歪了歪头，朝他叫了一声。林和希还未反应过来，肩膀上又是一沉，紧接着脖梗处就像是有绒毛拂过般，传来了轻微的痒意。 心中隐约意识到什么，林和熙没有丝毫犹豫的扭头看去，一只毛色漂亮的橘猫优雅而矜持的踩在他肩头，两只圆溜溜的猫眼盯着他打量。林和熙心中微动，忍不住伸手去摸猫的下巴，橘猫飞快的偏开脑袋，不愿意让他摸。林和熙失落一瞬，要将手缩回，橘猫却眯了眯猫眼。 然后低头凑到他手边，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指尖。愣了愣，林和熙笑了起来。他想要去摸橘猫的脑袋，却听见楼上重新响起了脚步声。林和熙动作利落地把猫从肩头抱下来，又将阿拉斯加往外推了推，示意他从沙发上离开。橘猫跑到阿拉斯加头顶趴好，阿拉斯加像是早已经习以为常。 顶着橘猫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动作轻巧的跳下沙发，带着猫去其他地方转悠。林和熙顺势倒在了沙发里，两秒以后，尤崇拿着醒酒药下楼去厨房拿杯子接碗水回来，要给他吃药。见他闭眼躺在沙发上，尤崇放下手里东西过去叫他。林和熙在他的声音里缓缓睁眼，半眯着眼眸从沙发里坐起来。 尤崇把药递给他，对他道：“吃药。”林和熙不说话，只垂着眼睛摇头，看起来并不怎么配合。尤崇抓起他的手，把药放进他的手心内。林和熙却摇着头把药丢开，药顺着惯性滚进沙发角落里。尤崇按住他不安分的手，弯腰去沙发缝隙里捡药，趁对方未察觉。 林和溪缓缓靠近他的脖颈，温热清浅的呼吸喷薄在脖颈斜后方。意识到那是什么，油虫身体微不可见的一僵，而后慢慢回过头来，对上林和溪近在咫尺的那张脸。没有刻意去看他的眼睛，林和溪眼眸低垂，忽而舔了舔自己的嘴唇。注意他的动作，油虫低声问。 想喝水，林和西没有说话，又抿了抿自己的嘴唇。尤虫要转身去给他拿水，林和西伸手按住他，不让他走，视线犹如带有温度般落在他的嘴唇上。尤虫有所察觉，心中清楚自己应该走开，身体却不受控制般蹲在原地没有动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默认。 眼下眼底掠过的浅光，林和熙眼眸微闭，朝尤崇的嘴唇吻了上去。想象中的熟悉触感没有到来，两人嘴唇即将相贴的那一刻，尤崇偏头，错开了他。空气里足足安静了有两秒时间，两人维持脸颊错开的姿势，谁也没有动。尤崇心中甚至生出林和熙并没有喝醉的念头来。 他欲要伸手把林和熙的身体扶正，下一秒，仿佛为了验证他的想法，对方骤然垂下脸来，紧接着，肩头传来了沉甸甸的感觉。尤虫转过脸去，看见林和熙头砸在他肩膀上，安静的闭着眼睛，呼吸渐渐绵长起来，盯着对方那张脸看了片刻。 他几乎都要开始怀疑，喝醉以后的林和熙在靠近他的脸以前，到底有没有认出他来？没有再把他叫起来吃醒酒药，尤虫把林和熙安抱进了侧卧里。床上有被子和枕头，他把林和熙放在大床中央，替他脱鞋、盖好被子以后，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又站在床边看了他许久。 久到林和熙开始在心中怀疑，自己装醉的事情是不是被发现时，却又察觉到了游虫突如其来的靠近。他双眼紧闭，无法判断游虫这样做的原因，仅仅只能凭借落在自己脸上的温热呼吸，猜测游虫的脸此时与他贴得极近。心脏不受控制的急跳起来，林和熙在心中默数时间。 数秒过后，呼吸拂面而过的感觉终于消失，油虫从他脸前离开，陈生朝他说了一句话，对方的声音很低。与其说是要说给他听，不如说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。短短几个模糊不清的字音，林和熙闭着眼睛恍神一秒，在集中精力去回想的时候，发现自己。 已经想不起来对方话里的内容。他没有听清油虫在说什么，而对方已经不再开口，关掉灯，转身朝房间外走去。房间门关紧的声音响起，脚步声逐渐被隔离在门外。林和熙从枕头里露出脸来，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盯着视野里的天花板，走起神来。片刻之后，他缓缓回神。 抬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，长长吐出一口气来。林和熙没有睡前不洗澡的习惯，躺在被子里静音玩了一个小时的手机以后，他从床上坐起来，打开床头的小灯，下床穿鞋去开房间门。侧卧就在楼下，客厅里仍旧灯火通明。林和熙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发现尤虫还坐在客厅里办公。 阿拉斯加和橘猫就趴在旁边沙发上，齐齐探头往油虫的笔记本上看。听见林和西出来的脚步声，他们又不约而同的飞快转过头来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的看向他。